大家早上好，请看二十八页。我们上个星期的课哈，最后谈完了几步类型的不当得利。那今天我们就来看非几步类型的不当得利，在二十八页的地方。上礼拜我跟他提过，我说不管是几步还是非几步类型的不当得利，在判断一百七十九条积极成立要件上，都需要具备四个要件。 我第一个是这个最重要是利益嘛，哦，利益必须存在。那我说在利益的判断上，给付跟非给付类型的判断是相同的，哦，甚至说不当得利的重心在于什么？在于利益的流动。所以找到利益究竟为何是探讨不当得利请求权最重要最重要的要件，好吗？那我记得我们在这个二十五页谈到几步不当得利的时候，利益我们有谈到客观性、中性、个别性、直接性嘛，对不对？好，这个我们都谈过了。 所以在非给付类型这边，我们就不再谈它，我们就不再谈它。那再来呢？你看二十八页这边第二个要件是他人要受损害。那我说他人受损害的这一点，在上个礼拜二十五页讲到给付类型的时候，我说如果他是给付类型的不当得利，你对应好分析出来具有哦有受利益的话，那对方一定有受损害，对不对？因为利益是来自于什么？给付行为嘛，这是必然的。但是在非给付类型的不当得利就不一定。 非起步类型不当得利，在实务上最常见、最常见的案例什么？无权占用他人的土地。啊，比如假说，假设 A 地的所有人，假设 A 地的所有人，好，乙现在等于什么？乙现在是无权占用，无权占用。好，无权占有、无权占用他人的土地，甲对乙会有什么样子的请求权基础？这是个问题，好吗？好，那假设说，哎，这个甲从这呃，乙从这个时点已开始占用。 对不对？好，已占用。好，已占用的时间是一个持续性的状态，一直在，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在。哎，到这一个时点，甲发现了，甲要对乙有所主张。我说，甲对乙有所主张，他要请求的内容会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把现在他所有的土地仍然被你占用的部分，这部分要什么？要恢复原状嘛？对不对？好，恢复原状的请求权最重要是什么？第一个你想到是七百六十七条，七六七当然是一种恢复原状的请求权嘛。 对不对？好，七六七条我们说判断上，甲是所有权人，乙必须是无权占有人。好，甲这边确实是所有权人，乙是无权占人，七六七没有问题。但我说在请求回复原状的上面，一七九不能不能派上用场，也可以哦。因为一七九条这边什么，乙占用甲的土地，占用的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对不对？好，然后呢，导致甲受损害，因为甲就没有办法占用嘛，乙占用甲就没有办法占用嘛，对不对？好，甲对乙呢，呃，无法以上原因的话，甲对用一七九也可以。 现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什么？是我刚刚讲过，我说请求甲对乙有所请求的第一个面向是要把现在不法占有的状况回复到什么？回复到由甲来占有的情形，这是第一个部分。但是问题是，已经被占用过的部分，中间这段期间已经被乙所占用这个部分，透过七百六十七条的请求是不能够解决的。为什么？我说七六七这个条文。 哎，七六七条有几个请求的基础？三个嘛。我们说七六七有前段、中段、后段，对不对？前段是什么？是返还请求权。中段是把现在侵害的什么侵害的排除的请求权。后段是将来有侵害之余的防止请求权。所以七六七这个条文，它的功能在于现在不法侵害跟将来不法侵害的预防。但是过去已经被不法侵害的部分，七六七是不解决的，对不对？好，七六不解决怎么办？那这一部分一般来讲。 甲对乙会请求，他会用一七九条来解决。好，一七九条这个问题来了。一七九条这边判断，我先问你，这是个给付类型还是非给付类型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为什么？因为乙会去占用，并不是来自于甲的给付行为嘛，是乙自己去占的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来自于一个给付行为所导致的利益的流动的情况下，是非给付类型不当得利。好，非给付类型不当得利，假设我们就按照四个要件操作一下。第一个，问你，乙有没有受利益？乙现在是。 甲对乙请求吗？乙有没有受利益？我说有，乙受什么利益？占用的本身是个这个利益，占用人家土地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好吗？我记得我在之前在讲到几部的题，我说利益判断上有什么直接性有没有？好吧，就你直接以该利益的内容来说明就可以了。所以乙现在甲对于请求占用这段土地这段期间的不当得利的话，乙所受的利益是什么？占用土地本身的利益。好，那第二个要件我说。 在非给付类型损害也要判断，对不对？好，损害在这个地方要判断它采什么标准？你看讲义上怎么写？他说，在非给付类型的类啊，非给付不当得利类型，所谓受利益之害受损害，基本上系指取得一权益内容应归属于他人的利益，挂号叫权益归属说，请圈起来，权益归属说。学说跟实务上这边采取的是权益归属说的判断标准。 什么叫权益归属？说很简单，以你现在享有是占用土地的利益，对不对？在法律上，占用这一个占用 A 地的利益，究竟应该归属给谁？如果占用这个土地的利益应该归属给甲，而乙去占用的话，那甲就受损害了，因为这个权益判断的归属上应该是归属给甲。 而乙去占用的时候，他就侵害到应该归属给他人的权益，那这时候乙受利益，甲也受损害，好吧？好，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权益是归属给甲？很简单，因为甲是所有人，甲也没有把这块土地的用益权转让给别人嘛。比如他如果设立地上权，那就用益权在别人，出租给别人，用益权在别人，在没有将用益权转让别人的情况之下，土地所有人本身就是什么？就是占有利益归属者嘛。 好吗？那这时候乙占用的话，就侵害到归属跟甲的权益。这边在实物上最常讨论的问题是什么？乙会做一个抗辩，乙说：，啊，这一段期间，他说我观察这个土地很久了，你甲在这个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这块土地的计划，就是这个土地是当空地在用啊，好吗？好，那我占用这一段期间，你也从来没有主对我主张过权利，代表你其实也没有使用计划。乙提出什么？ 甲没有使用计划上面的抗辩，甲没有使用计划的抗辩，所以乙说，就算我占用你所有的土地，你也没有损害啊，因为你没有使用计划嘛。如果你有使用计划，代表你透过这使用计划会赚到利益，对不对？有金钱上的利益嘛？那你本来就没有使用计划，结果我去占用，你怎么可以说你受损害呢？乙这样的抗辩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 回到我刚刚讲过，不当得利的损害判断方式才什么？权益归属说，对不对？就算甲没有使用收益的计划，请问你这一段期间之内，占用这块土地的利益是归属给谁？甲，利益要归属给甲，并不以甲有使用收益的计划作为什么？作为它的要件哦。你可以了解吗？所以不当得利的损害概念在判断上，单纯的用。 利益在法律判断上究竟是不是应该归属给甲做判断的标准就可以了，不需要以甲有什么实际上使用收益的计划作为他的要件，好吗？这一个判断标准，我说不当得利法上的损害标准，在一七九跟一八四条侵权行为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一七九条不当得利，我说它的损害判断标准是采什么？是采权益归属说，对不对？ 哦，指的是什么？侵害到应该归属给别人的权益嘛？所以有没有使用计划的这一点是不重要的。但侵权行为，侵权行为的功能在干嘛？是什么？我先问你好了，不当得利的功能是什么？是返还不当的利益流动，对不对？如果你说在不当得利法上要以甲有使用收益的计划作为判断损害要件的话，那代表甲对不能主张不当得利，对不对？ 那你的意思就是，那这一段期间之内的利益，变成是谁在享有？变乙在享有哦。甲如果不对乙不能主张不当得利的话，那代表这段期间的占有的利益，难道就让乙继续享有吗？并不合理嘛。你跟他讲，所以不当得利是在判断说，究竟这一段期间占有这个土地的利益，是要让乙来享有，还是让甲来享有吗？如果你认为要让甲来享有的话，那甲对乙就有不当得利请求权，然后来把利益返还回来。 如果你认为应该由乙来享有的话，那甲对乙就没有不当得利请求权，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一段期间，如果你说甲必须要以他有使用收益计划作为他请求的要件的话，那就代表在甲没有使用收益计划的时候，利益你让乙去享有了，合不合理？显然并不合理嘛，好吗？所以只要在法律归属上占有的利益是归属于所有人，就算所有人没有使用收益计划，乙也应该把利益返回去，明白吗？但是在侵权行为的标准不一样。 侵权行为的功能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填补损害，啊，填补你的损害嘛？那请问你假假设你没有使用收益计划的话，人家占有你的土地，你有没有损害？你其实没有损害哦。那土地在那边，你的总体的经济上的利益，就你的整体财产价值是什么？价值假设是 A，对不对？那现在人家占有你的土地，你的总体经济财产的价值是多少？还是 A 啊，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啊，因为你本身就没有使用收益的计划。 所以这种没有使用收益计划的抗辩，在不当得利上面是行不通，但在侵权行为上面是 OK 的，可以了解吗？好吗？因为侵权行为损害的判断的标准是在什么？才我们讲的差额说呢？等到后面会讲差额说。所谓差额说就是什么？就假设有侵害的状况的利益状况是多少？如果没有侵害的话，利益状况是多少？两者相减的差额就是你的你的什么？你的损害的数额了。 那假设你没有你你没有什么，你没有使用收益计划的话，那有侵害没侵害，你的利益状态都是 A，那怎么办？那就代表你没有损害了，这样可以懂我意思吗？好吗？所以我谈过，我跟你谈一下这个哦，有没有使用收益计划的抗辩，在侵权行为跟不当得利上的不同，好吧？所以不当得利注意一下，权益归属说，考试这个字要写出来。再来第三个因果关系哦，这边是采直接因果关系说。 这边当然，你看到直接因果关系说跟非直接因果关系说哦，这边我想这个，你看非直直接因果关系指的是要基于同一个原因事实的什么的损益变动，那非直接因果关系说又称社会关系说，指的是损益变动之间如果第三人行为介入，若该财产权的移转在依照社会关系有不当的时候，就要适用不当得利的规定实施返还。那通说是采直接因果关系说，直接因果关系说，好，这个你在考试用语的使用上你要小心。 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是才什么？相当因果关系说，好吧？那相当因果关系说就是什么？就如果没有 A 这个行为，不会有 B 这个结果；但有 A 这个行为，依照社会通常观念，会有 B 这个结果。好，那这个相当因果关系说，你说在刑法上当然被批判了。刑法上说什么？说相当因果关系指的是没有 A 不会有 B 嘛，对不对？这是反面来看的啊。那正面看，有 A 依照社会通常观念会有 B。 那什么叫依照社会通常观念？就是我们所谓相当性，对不对？那侵那刑法上学者会批评说，这标准不明确了。啊，不过在这个民法上面，啊，侵权行为啊，学说上还是采相当因果关系说，好吧？不过在不当得利法上，并不是采什么相当因果关系哦，不当得利是采什么直接因果关系说，指的是什么？要基于同一个原因的损益变动，好吗？那这东西我们到后面有这个实际案例的时候，我们再来讲。 第四个无法律上原因啊，那就是一样是权这个权益归属说的问题。来，我们看下面九十二年这个判决，我们后面很多这个实务上的问题，我们再就这个要件来分析。你现在九十二年这个判决，无法律上原因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依法还其利益。民法一七九条前段设有明文，是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请求返不当得利者，须以无法律上原因受利益，并因而致他人受损害的要件。 又在判断是否该当上开不当得利之成立要件时，应以来圈起来权益归属收为标准。那实务上也出现也使用这个用语，什么意思？以及若欠缺法律上原因而违反权益归属对象取得其利益者，就应该对这个对象来成立不当得利。好吧，好，那这也是无权占用土地的例子。然后我们翻过来，我们看实务上的案例。 来，首先我们看到二十九页这一个几呃非给付不当得利的重要问题。第一个这边有提出的是无偿无权处分跟无法律上原因的无权处分。啊，这个案例非常的有趣哦。来，这边我先跟大家分比较三个图啊，比较三个类型。第一个叫有偿的无权处分，我们以前举的无权处分的案例。 都是有偿无权处分，啊，比如说我们都以前都举什么？我们都举甲有 A 车一台，对不对？对不对？然后甲把它借给乙，是不是？这样？然后再来呢，乙把这个车子怎样出卖给丙，然后呢，并移转所有权。呃，改一下，改一下。甲把车子出呃借给乙。 已死亡，已死亡。好，儿子丙继承，好丙不知道，丙不知道车子是爸爸的，哎，车子是爸爸跟人家借的，好，他以为车子是爸爸的，所以丙就觉得他继承，继承以为他取得所有权，但其实并没有，对不对？好，丙呢，丙将这个什么车子出卖，并移转所有权给丁。这考试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以为要把一个题目设计，把一个人设计成善意二意是很困难的事情，其实非常容易，懂吗？一个恶意的人要变善意很简单，就让他死亡，他儿子继承，他就变善意了，你了解吗？懂吗？就说你说老师这个乙，假设说我当时我刚出了题目，我说乙跟乙把他出卖给丙嘛，那乙会恶意啊？哎，老师，假设题目想要把这个乙弄成善意怎么办？很简单，就跟我一样，让乙死亡，儿子继承，然后儿子不知道，他就变善意了，善意的人就被出卖过来给丁。 好吗？好，这个是什么？有偿无权处分的案例。来，第二个类型，我们说叫无偿的无权处分，无偿的呃无偿的无权处分，无偿无权处分，我们就把有偿无权处分的案例再改一下，一样是甲有 A 车一台，好，只要他借给乙，同样也是乙死亡，丙继承。 丙也善意，然后丙把这个车子赠与过来给丁，变赠与。那事实上，我们讲无偿无权处分这个用语本身有语病啊？为什么叫语病？无权处分讲的是哪个行为？是哪个行为？哦，是这一个物权行为才叫无权处分的行为，对不对？我请问你，物权行为有没有有偿或无偿的问题？ 没有物权行为的内容，只是代表一个什么，一个物权的变动的什么变动的现状而已嘛，对不对？本身它不会没，就是物权行为、处分行为本身没有有偿无偿的问题的，会有有偿无偿的问题是谁？是负担行为，好，买卖、赠与这些是负担行为，是债权行为，对不对？它才有有偿无偿的问题。所以这边讲说无偿无权处分，指的是你某一个无权处分的行为是基于无偿行为而来的。 是为了履行一个无偿行为而来的，好吗？好，这是无偿的无权处分。再来，还有第三个情形，叫做无法律上原因的无权处分。无权处分。无法律上原因的无权处分案例，哎，这也非常简单。你看哦，一样哦，甲把 A 车一台借给乙好，同样我让乙死亡，你继承。 丙点三亿，然后呢？丙把这个车子出卖，这边都相同哦。出卖过来给丁，丙已转。结果呢？丙以意思表示为错误为由，好，他当时做买卖契约的意思表示有错误，他撤销他这一个买卖契约的意思表示，八十八的第一项。但是物权行为部分没有撤销，表示这样子。 这个叫什么？无法律上原因的无权处分。所以你拿这两个例子跟有偿无权处分相较，有偿无权处分的地方是买卖有偿哦，后物权行为，那我们判断一下效力，这非常简单。买卖期我们说什么？有效，对不对？物权行为呢？好，一一八条第一项的无权处分是效力未定，对不对？金钱移转的行为呢？有效，因为钱是丁的，在丁善意的时候。 我们说要探讨，我们说什么？这时候丁，哎，依照民法八零一加九四八条的规，动产善意受让的规定，对不对？丁为什么取得所有权？是不是这样？我们说有偿的无权处分，我们举的例子是这样的情形，好吗？好，这个时候如果丁已经取得所有权之后，甲你是甲，你要对丙主张权利，你要主张什么？我们说甲对丁主张七六七是不可以的，原因是因为八零一加九四八，对不对？ 对不对？那这时候甲怎么办？甲找谁？甲了不起过来找谁？找丙，对不对？甲找丙，这里可以主张什么权利？主张什么权利？啊？甲对丁主张七二七不行，因为丁三。我们说，像我现在讲的标准型哦，有偿无权处分哦。甲对丁主张七二七不可以，因为三一说了。那甲对丙要主张什么权利？哎，你会主张什么权利？啊？啊，你会，你会主张什么权利？ 一七九，一七九这边你要请求是什么？是什么？哦，是说他的车，现在甲的车子，对不对？被丙给无权处分掉，然后导致丁三一受让，丁三一受让之后，甲等于是怎样丧失了车子的所有权，对不对？丧失车子所有权，现在车子等于是要不回来嘛，所以甲也不能跟丙要这个车子了，因为车子就是没有了嘛。那甲这边主张的内容就是说，因为丙。 你在无权处分的过程当中，你从丁这里取得这一笔价金，这个时候甲也不是去跟丙要这个价金哦，不对哦，为什么？因为甲设我们之前曾定讲过，我说这个甲假设车子的市价是十万，这个价金请问你他会卖多少钱？丙会卖多少钱？鬼才知道，对不对？丙我怎么知道丙会卖多少钱？丙可能卖十万，哎，可能卖八万，也可能卖十二万啊，可能刚好等于市价，也可能比较少，也可能比较多嘛。 对不对？好，所以甲这边跟丙要要了什么？是希望可以把十万这个车子的市价能够要回来。所以，在假设丙卖出去的钱是十二万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哦，看看透过不当得利请求，可以把十万块要回来，是这样子吗？那这时候主张就是说，这一些什么，这个 A 车的十万块的这个利益，在丙的什么总体财产上面，会不会存在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八百？哎，是一百八十二条的问题，好吗？这我们后面会再谈。 所以甲对丙这边可能可以主张一七九啦，可能也有一八四第一项前段。为什么？因为丙就算有善意，也许善意他有过失啊，有过失的善意，对不对？好，那也符合侵权行为。假设是这样子了，好，这是什么？这是有偿无权处分的标准情形，对不对？好，如果是无偿无权处分呢？无偿无权处分的时候，第一个我问你，丙跟丁的赠与期有没有效？ 我们说对照到有偿无权处分的地方来，负赠与契约是个负担行为，负担行为本来就不有处分权的必要，对不对？所以赠与契约仍然是有效。处分行为一样是一八条第一项无权处分的行为，效力未定，对不对？这一边假设这个丁，假设这个丁，他也是善意的话，善意，这丁假设是善意的话。 我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丁可不以善意受啊？丁可不可善意受啊？这边在无偿无权处分学说讨论第一个问题是，在无偿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善意受让的人可不可以主张取得所有权？大家问题在这里，好吗？通说认为丁在满足善意受让要件的时候，还是可以取得所有权。那我问大家，动产善意受让要具备什么要件？两个，第一个，你要是善意嘛？丁是不是善意啊？丁是善意。第二个，我说要满足什么？ 再一双叫公信原则对不对？是信赖什么？信赖法定公司外观。在动产善意取得的法定公司外观是什么？是丙占有 A 车，并且交付过来给丁。好，这边确实也满足，好吧？所以学说通说的讲法是说，善意受让的判断，只要以善意取得人是善意，取得人是善意，而且满足法定公司外观就够了，并没有要求说那个原因行为必须是有偿，的，好吗？ 所以是买卖也好，是赠与也好，只要满足那个要件，有偿无偿并不同，并不影响到善意受让的结果。所以丁这边假设都都满足的话，丁也可以主张八零一加九四八的规定来什么来善意取得 A 车的所有权，A 车的所有权。好，所以现在的状况变成是甲你要跟丁主张七六七也不行，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八零一加九四八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嘛？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好，再来，那甲呢？甲假设要找丙，找丙来请求。好，甲找丙请求，同样对照到刚刚有偿无权处分里面来，你一样想到两个要件，对不对？两个请求人基础嘛。第一个假设你想到一八四 D 项承担的侵权行为，这里可不可以？哎，这边的侵权行为的要件判断上，必须要先讨论什么？必须要讨论侵权行为人是丙，对不对？丙侵害甲的 A 色所有权嘛？ 这个侵权的行为人善意，他有没有过失，对不对？如果丙在判断上是没有过失的，譬如说，啊，乙就是这个假车子借给乙，就只是把车子就放在乙那边而已。那乙死亡之后，丙是儿子，他假设真的不知道说车子是甲放在乙这个地方，借给乙放在乙这个地方的，他真的以为车子这种是父亲的。你能够期待说一个继承人在继承的时候，把所有动产都要找征信社调查，说到底？ 是不是爸爸跟人家借来的吗？不可能嘛！然后因为动产本身并没有什么，假设没有做任何的标记，没有任何的书面文件留下来的话，那丙认为说啊车子是爸爸的，其实是合理的，好吧？我们不能够期待说丙还要知道说那个动产是甲借过来给乙的。假设是这样子的话，那甲对丙要主张一八四 D 向前段就会遭到困难，因为什么？因为有没有过失的判断上会出现一个问题，没有？ 好，再来，你说哎，老师，那还有另外一个请求权是什么？一七九不当得利呀，不当得利呀这边讨论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大困难在哪里？你对照到旁边的有偿无权处分，最大不一样在哪里？最大不一样在哪里？哎，丙的利益在哪里？好吗？我们说在有偿的无权处分之所以能够主张不当得利的原因在哪里？在于说，哎呦，这个丁确实是有什么，有几步钱过来给丙哦。 所以在丙的总体财产上面，这个钱还可能会存在哦，只是数额多少不一定而已。但是在无偿无权处分的地方，丁呃丙并没有从丁这边拿到任何的钱，所以这边假设你主张不当得利，什么主张上会发生问题？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说一百八十二条第一项，在善意的不当得，我们上一拜讲过，在善意的不当得利受理人的时候，他的返还范围是什么？是以现存利益为限来返还嘛？那现存利益假设。 赠与的情况下没有现存利益，甲对丙要主张不当得利也出现问题，也出现问题，好吗？所以在无偿无权处分最大的问题在于说，丁因为他善意取得跟他无关，然后丙呢，你主张侵权行为要检讨他有没有过失，假设丙是善意的话，要要什么举证他有过失不容易啊。再来你主张不当得利的时候，那丙他是善意，善意受理人的返还范围是一八二第一项，那。 丙这时候什么？假设他是赠与出去的，并没有什么利益的取得的话，那确实要跟他请求。他说：“我现存利益是零，你要我要不到钱。”那这时候你在利益价值判断上，你会觉得不太公平？为什么？你就说丁会不会太爽了，哦？你会觉得丁太爽的原因在哪里？在于说，哎，你是无偿拿到这个什么？拿到这个车子，哎，虽然你是因为善意取得来而取得 A 车的所有权，但是你是基于无偿的原因行为来的。 你没有支付对价，这样子你会不会过太爽？讲到这个问题了，就你对照到旁边的有偿无权处分的时候，有偿无权处分，你好歹还会说什么丁你有付钱吗？只是这钱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而已啦。对吧？好歹好歹你还要付钱，所以我们认为说让丁取得所有权还不会觉得怪怪的，但是在丁根本没有支付任何对价，在无偿的情况下，你说丁还可以取得并且保有这所有权，就不公平。 觉得不公平，这时候解决的方法就讲说：哎，那学说上，或者说法律规定上有什么条文是很类似这样子的情形的？或者想要说有一百八十三条，这边大家喜欢拿来跟一八三做对照。一八三，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条文。刚我们上礼拜跳过它，你看一百八十三条，你看一百八十三条。 一八三条说，不当得利之受理人，受理人哦，以其所受者无偿让与第三人，哦，把他所受领的这个利益无偿的让给第三人，然后呢，而受领人因此免返还义务者，这句话请画起来，受领人因此免返还义务，必须要受领人是因此而没有返还义务，那这时候呢，第三人哦，与其哦所免。 于其所免返还义务的限度之内来负返还责任。一八三这个条文最标准的例子，来，我举个例子哦。来，你看啊，甲甲把车子出卖过来给乙，双方都履行。诶，什么履行？钱有没有给，刚才没有给。 后来证明，甲乙是通谋虚伪意思表示，通谋虚伪了。哎，不对，甲把车子出卖过来给乙并移转，后来发现甲是错误，然后呢，只有买卖契约的意思表示错误啊，所以甲就撤销或者乙撤销这个买卖契约意思表示，然后金钱移转是有效的啊，是这样的情形。好，突然乙死亡，丙继承，丙善意，好，丙善意，好吧 然后呢，丙呢？丙把这个车子就赠与过来给丁，赠与过来给丁。然后丙乙转，这样子的情形。完来两次了。甲把他的车子出卖过来给乙，买卖契约因为错误规定而撤销，物权行为仍然有效。好，乙死亡，丙继承，丙把这个车子赠与过来给丁。啊，法律关系是如此。好，我先问你。 甲乙间的买卖契约不是因为错因为什么错误规定而撤销，对不对？啊，撤销都撤销效，们而物权行为仍然有效，所以结果是什么？是乙是 A 车的所有权人，对不对？因为物权行为有效嘛，所以乙是 A 车所有权人哦，好吗？好，乙死亡，丙继承，丙变成 A 车所有权人哦。然后丙呢，丙把这个车子赠与过来给丁，赠与契约是什么？是有效，物权行为呢也是有效哦。注意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 有权处分的行为，有权处分的行为，所以赠与契约跟物权行为都是有效的，所以丁呢就直接的取得所有权，好吗？好，这个时候我先问你好了，甲假设我们先不管丁，甲当时要跟丙来主张请求主张权利的时候，甲对丙本来主张的权利是什么？是不当得利一七九不对？甲对丙本，甲对假说我们先不管丁。 甲对丙在主张不当得利的时候，主张请求内容是什么？是请求丙把 A 车的所有权还回来给甲嘛？对不对？因为甲当时不是出卖给乙吗？买卖契约不是撤销而无效，但是物权行为因为有效，对不对？所以乙本来是享有 A 车所有权的利益，但是无法立上原因，所以甲对乙本来不当得利是什么？是请求把 A 车所有权还回来。现在乙死亡，丙继承，丙就算善意也不会什么，也不会因此就。 免除他本来不亲应该不的返还，因为是该归继承嘛。所以甲对丙本来主张不当得利，请求 A 车是 OK 的，哦，对不对？那我上个礼拜讲，我说不当得利不是好几个条文吗？一七九条你是判断成立要件上，你说啊要返还 A 车。假设丙是把这个车子赠与过来给丁，并移转出去之后，我们说在一七九条判断上是请求返还 A 车，到一八一条判断上我们说什么？ 原则上返还的客体上是原则是原物返还，原物不能返还才价额偿还，对不对？如果丙已经把车子赠与过来给丁，A 车还原物返还行不行？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返还 A 车的客观市价。如果这个 A 车客观市价一样是十万，对不对？好，这时候返还 A 车变成十万元，十万元，这是返还的客体，对不对？接着到一八二条谈返还范围的时候，我们说这时候要看。 不当得利的受领人丙是善意还是恶意嘛？这检讨流程是这样，善意、恶意，善意对不对？善意不当得利返还的范围是《一八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不对？我们刚讲过，《一八二条》第一项返还的范围是什么？现存的利益为限的返还，我们上边填过吗？而且这个现存利益是指的是就他总体的财产上面现存的利益有多少来返还？请问你丙在这里，他总体财产上现存利益多少？零。 为什么？因为他是把车子赠与过去给丁，好吗？那赠与过去给丁之后，A 车这个利益在丙的总体财产上，因为没有对价，所以呢，所以现存的利益是零，现存利益零，那丙等于是哎一八二条第一项为什么规定善意受理人只就现存利益为限来返还啊？因为他是善意，立法上基于保护一个善意受理人的立法意，因为不知道嘛，他不知道他是不当得利嘛。 懂吗？那不知道不当得利的情况下所做的处分行为，你不能够说他无论如何都要还嘛？所以只就他现存还有的利益才在不返还范围，返还范围上的返还责任，对不对？所以丙这个时候，哎，我再问你，丙为什么会依照一八二一项免不返还责任？啊，因为他是把利益赠与过来给丁，好吗？所以丙免不返还责任哦。这时候我先问你，甲对丁有没有请求人基础？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甲对丙，对不对？ 甲对丙对不对？甲对丁会不会有请求的基础？甲对丁第一个有没有一七九了？我先问大家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七九？甲对丁有没有一七九？没有，为什么？哎，这是标准的什么？两两几步的不当得利，你会发现两两几步嘛？两两几步不当得利，我们在上礼拜提过，两两几步的不当得利是几步类型的，对不对？在不当得利请求的对象上、因果关系的判断上，都要以什么关系为主？ 以给付关系为主嘛，所以甲这边如果要主张不当得利，了不起找丙，不能可能过来找丁，好吧？那丁保有这个利益，其实也是基于他跟丙之间这一句而来的，好吗？所以甲甲丁间，你可以说甲对丁主张不当得利不行的原因，可能说啊，因为没有因果关系的，好吧？你的因果关系是哦，丁会走，丁的因果关系来自于他跟丙之间，可以了解吗？好吧？所以两两给付的情况下，甲对丁本来就不会有不当得利请求权。 好了，这时候什么？一八三条这个立法者就觉得 <tsk> 这个状况非常的不公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第一个，丁为什么不用不法还法还责任？好，因为他跟甲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甲为什么拿不到东西？甲其实法律上本来要保护甲哦，因为一七九它是成立的哦。但他之所以后来拿不到东西的原因，是因为丙，因为他把东西赠与过来给丁，丙就没有利益了，而且丙还善意。 好吧？那判断结果上等于是甲对丙，人家本来是有请求权，之所以到一八二 B 项拿不到东西的原因，是因为丙把利益赠与给丁，那丁等于是无偿单方面接受利益的人，丁为什么不用还？啊，因为他跟甲间没有不当得利的因果关系。那判断结果上说，法律上本来是要保护甲，对不对？啊，一七九是要保护甲，结果甲之所以拿不到东西，原因是因为丙把东西赠与给丁。 那丁，你这个单方面受利益的人，没有支付任何的对价，你之所以不用负法律责任的原因，是因为跟甲间没有什么，没有不当得利这个债之关系。那判断上就非常不公平嘛，等于法律上过于保护丁，对甲过于不利。所以一八三条他就说什么？你再把条文再看一下，你看哦，他说不当得利的受领人，在这边讲是谁？甲乙丙丁讲是谁？丙。啊，他说不当得利受领人丙。 以其所受者是什么？A 车对不对？无偿的让你给第三人，这第三人讲谁？丁哦，就说，而刚刚我请你画这一句话，受领人因此免返还义务者，为什么这个受领人在赠与出去之后会因此免返还义务？很简单，因为他善意。所以这边所谓的受领人因此免返还义务，指的是因为哪一条免返还义务？一八二第一项，都记一下，一八二条第一项，懂吗？ 就为什么你赠与出去之后你会因此免法定义务？很简单，因为一八二条第一项规定。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八三条的适用上，一定要以这个赠与人丙是善意者为限。你可以同意吗？假设这个丙是恶意，就他明明知道这个车子是假的，好吧？恶意的情况下，他把它赠与出去，请问你会不会有一八三条的问题？不会，为什么？因为恶意的话，恶意受理的人不能说利益不存在，免不法责任 不行哦，所以如果是恶意受领人的话，甲对丙请求到返还范围是一八二条的第二项，对不对？一八二第二项，丙无论如何都要返还，有损害还要赔偿，有利息还要加进去，那就没有受领人因此免返还义务的问题了。所以一八三条在判断上必然是以一百八十二条第一项的适用上作为它的前提，你同意吗？好，结果后来呢？他说什么？ 他说：“第三人就是这个丁，于其免返还义务限度内，这个其讲是谁？受领人就是丙。这个丁在丙免返还义务的限度之内，丁要负返还责任。负返还责任是对谁来返还？对不当得利的请求权的就是甲来返还，好吗？所以一八三条他说，考虑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丁保护过多，对甲过于不利。” 所以他就说，丁在丙免返还义务的范围之内，丁怎样？丁要对甲负返还责任了。所以代表的是甲就可以对谁？甲对丁虽然没有一七九，但是可以主张什么？一百八十三条，把 A 车要回来。所以一八三条这个条文，学术上常常讲过它叫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穿透性，穿透穿透，穿透性。 它本质上是个不当得利请求权，对不对？然后是不当得利权的穿透性，为什么？因为不当得利请求权，我们说不当得利是个债资关系，对不对？债资关系有什么？有相对性的效力嘛，所以只能跟你不当得利债资关系的相对人来请求，甲对乙或甲对丙，对不对？那现在甲可以这个他甲这只手啦，可以穿过乙，穿过丙，然后到丁这边把车子要抓回来。 啊，等于是什么？突破不当得利是一个债之关系的请求权，债债权请求权具有相对性的效力，而突破相对性的效力到丁这边把车子要回来，所以我们说什么是不当得利请求权穿透性的特殊规定，可以吗？这是标准的183，标准的183，你对照到刚刚我们这边讲的无偿无权处分的例子，我请问你两者有何不同？差在哪里？这两个情形差在哪里？ 都是甲乙丙丁啊，都一样。我题目故意设计的一样。那这两个情况差在哪里？很简单，在无偿无权处分的时候，丁为什么会取得所有权？因为三一收了。在一八三的情况下，丁为什么取得所有权？因为有权处分。它的差别性，我我说过，不当得利这个法律制度一开始我们说是德国法发展最好嘛，对不对？德国法上为什么不当得利会发展这么好？因为无因性，还记得吗？ 什么叫无因性？哎，无因性不就是标准这个例子吗？就是甲跟乙间的债权行为是无效，但物权行为有效，这叫无因性的情形吧？记不记得？那我说这时候七六七不能解决，所以都是一七九嘛，对不对？好，那一七九条无因性这个情况之下，导致的结果都是丙会取得，乙或丙会取得所有权，对不对？然后都是有权处分的情形，所以不当得利一般题目在设计上谈不当得利最标准的类型都是什么？ 都是乙或丙，他是有取得所有权，因为物权行为有效。但是只是债权行为，因为无效，所以负有不当得利返还义务。所以这时候乙或丙把他处分过来给丁的这个处分行为，都会是什么？有权处分，好吗？那丁都是基于这个处分行为而什么而取得所有权的。但在无偿无权处分的时候，丙有没有取得所有权？丙没有啊？为什么？因为我说他甲是借给乙嘛，乙死亡，丙丙继承，丙也不会取得嘛。 不会取得的话，丙把它处分过来给丁的这个处分行为会是什么？是《一八》D 项的无权处分哦，这是两者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好吗？而因为是无权处分，所以丁会取得所有权的原因，我讲原因哦。在标准的《一八三》的情况下，丁会取得所有权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丙的处分行为，好吗？那丙为什么不用负返还责任？ 因为他处分过去之后，怎样？他就免负返还责任，因为他是三一的一八二条第一项，可以了解吗？可以了解吗？等于是丁取得所有权是基于丙的处分行为，而丙做这个处分行为之后，因为利益是零的，现存利益是零，所以他免负返还责任。但在无偿无权处分的类型里面，丁会取得所有权不是因为丙的处分行为哦，而是因为法律直接性的规定，善意取得，可以了解吗？所以等于是。 无偿无权处分跟标准的《一八三条》比较起来，《一八三条》里面丁取得所有权是基于丙的有权处分的行为，好吗？但是在善意在无偿无权处分的时候，丁会取得所有权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情形，这是两者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两者在利益状态上非常的接近，为什么？它都是属于丁是无偿受让利益的情形，都是正基于正缘来，好吗？ 然后呢，都是属于法立法者想要保护这个甲，想要保护甲，就是甲对丙本来应该都有权利可以请求了，甲对丙嘛，对不对？甲对丙本来有权利可以请求，可是主张侵权行为上面问题在于什么？没有过失啊，那证明有过失吗？那主张不当得利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丙这边，假设他是善意的话，那利益是零嘛，没有利益了所以主张上会有困难。所以立法者等于说，立法者想要保护甲，但因为甲对丙主张上不能的原因什么？ 不当得利是过失侵权，呃，不当得利是没有利益侵权权是过失的举证的问题，而反过来讲丁这边取得所有权，就算不管是因为有成有有权处分，或者是基于善意取得而取得，但它都是基于无偿的原因行为而来，利益状态相同。好，那在利益状态相同但类型又不太一样的时候，既然利益状态相同，我们就应该什么？应该类推适用过去。所以这种无偿无权处分的题目，到后来想要考都是什么？ 都是考说你知不知道，甲对丁不是七六七不行，对不对？因为三一取得嘛。甲对丙主张上也有困难，对不对？因为丙会是三一的，所以这时候呢，让甲对丁主张什么？类推，适用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怎样把什么把一车要回来？这样可以了解吗？好吧，那我这边在讲类推适用一八三的时候。 我有先帮你跟标准的183的类型做比较，它差别在什么地方？你要非常小心，好吧？好，两者是不一样，但是利益状态相同，好吧？所以就得可以适用过来。所以你不能够说他去适用183，因为183讲的是有权处分这个情形啊，好吧？那因为它是善意取得，是无偿无权处分善意取得的，所以呢，不能够去适用183。那你用类推适用183来解决，好吧？可以吧？好，是这个懂 这个无偿无权处分的情形是这样。在第三个类型，我们讲无法律上原因的无权处分。我们这全部讲完，我们再来看这个题目就非常简单。无法律上原因的无权处分的特色在什么地方？特色在什么哦，特色在甲把 A 车借给乙，乙死亡，丙继承，丙善意，丙善意但丙不会善意取得，对不对？所以丙一样是一个什么？ 把它出卖过来给丁是有偿的哦，好吗？买卖契约本来应该是什么？本来应该有效，对不对？那这一个处分行为，因为是一个什么无权处分，所以是一一八条第一项效力未定，对不对？金钱移转有效，这是本来的情形，好吗？但是后来丙以他跟丁之间做交易的买卖契约的意思表示有错误为由，他撤销买卖契约的意思表示，啊，撤销之后买卖契约本来不是有效吗？ 在撤销之后，的溯及基本无效，所以它跟有偿无权处分的标准案例类型比较起来，差在哪里？差在买卖契约无效了，好吗？好，这边丁他也善意，丁他也善意，好，丁他也善意的情况下，好，大家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什么？丁可不可以善意取得？这第一个问题了。丁可不可以善意取得？丁可不可以善意取得？ 换言之，善意取得要件上面需不需要以你之所以会善会受让的原因行为，就是买卖契约，对不对？是有效的作为它的前提，关键在这个地方嘛。我们之前讲的，不管是买卖，不管是赠与，那个债权行为都是有效的啊。现在是买卖契约错什么错误撤销后，税券无效。那善意取得的前提要不要以买卖契约？ 或赠与契约，就是这些债权行为，这些原因行为是有效作为它的前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这个地方，好吗？这边有两说，第一说，哦，史三观老师，史三观老师又出现。史三观老师说，善意取得的前提是什么？原因行为有效吗？善意取得的前提是你所记、你所、你所受让的这个原因行为必须是有效作为你善意取得的要件。那假设原因行为被撤销掉之后呢？ 就不可以善意取得，哎，这个例子假设不能善意取得的话，当事人法律关系要怎么办？这是一种法律行为效力类型的考题嘛？我说检讨上第一个要检讨哪个请求权基础？七六七啊，对不对？啊，七六七你检讨谁对谁的七六七？这东西不是甲就是丁的啦，所以你一定是检讨甲对丁的什么七六七条的请求的基础来判断所有权的归属，对不对？这边假设你认为丁不能善意取得的话，甲对丁有没有七六七？有 有七六七幺，好吧，这是史三万老师的见解。然后后来王泽健老师，王老师什么啊？当然他的书里面当然是提到史三万老师这样的见解，但王老师的见解不同。他说：“他说善意取得这个制度，在判断上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到无偿无权处分的例子了。善意取得这个制度在判断上的要件只有几个，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善意取得人要善意。” 第二个就是要信赖的是法定公司外团有没有满足，懂吗？既不考虑原因行为是有偿还无偿，这个无偿无权主分，也不用考虑原因行为是否有效，好吗？好，那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呃结果上来讲，那甲对丁主张七六七不就不行了？原因是因为八零一加九十八会三一取得，对不对？啊，这时候问题来啦啊！但是原因行为不是因为错误被撤销掉吗？ 王老师说：“对呀，债权行为的原因行为被错误撤销，叫做这是什么问题？不当得利的问题，不是七六七的问题。就是丁还是取得所有权，但是呢，因为这个原因行为无效，所以丁取得所有权变成是什么？无法律上的原因。那无法律上原因取得所有权，法律效果是用不当得利来解决，对不对？这边用不当得利解决，又有两种说法。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由甲直接对丁主张一七九的不当得利。” 好吗？但是又甲对丁持续作用不当得利，王老师的不采。王老师采是第二种说法，他是什么？他是让甲对丙本来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对不对？因为他是有偿的嘛。然后呢，丙对丁本来也有不当得利的请求权。为我们看到类似的讲法，双重不当得利请求权说又出现了。有没有看到？王老师说什么？在不当得利返还上，应该要采。 双重不当得利请求权说，双重不当得利请求权说的方式来解决，在采双重不当得利请求权说的方式解决的时候，法律关系会怎么走？因为甲是对丙有不当得利请求权，丙对丁也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如果你甲想要对丁有所请求的时候，甲对丁想要有所请求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哎，我说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代位，甲代位，甲基于他跟丙的债权，不当得利债权。 代位丙来主张对丁的不当得利请求权，代位。第二，哎，上礼拜讲过对不对？第二个方法是什么？甲要求丙把他对丁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债权让与过来给谁？给甲，让甲来请求。但不管你是用代位权的方式解决，还是用债权让与的方式来解决，最后最后甲会对丁主张的时候，都是哪一个请求基础？是 A 还是 B？哪一个请求基础？ 是 B 哦，不是 A 哦。双重不当得利请求人说跟说一个一个不当得利请求人说，两者的差异点在哪里？再如果你是采甲对丁直接有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话，那是甲对丁自己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哦。如果你采双重不当得利请求人说用什么在权帐以后代位方式解决的话，甲会对丁主张不当得利，主张的是丙对丁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哦，是 B 这个不当得利请求权哦，是不一样的哦。 那为什么王泽鉴老师要采双重不当得利行为说？我们上礼拜不是讲过吗？保留什么？当事人间原因关系抗辩。在这个例子非常简单，你看丁，你如果你是丁，你担心什么？丁说原买卖契约不是被错误撤销吗？大家都甘愿吗？对不对？啊，车还你没关系，但是什么要还我？啊、钱要还我了，懂吗？丁的钱是给谁？丁的钱是给丙啊，懂吗？丁的钱给丙的话，丁会说什么？哎，我对丙也有什么？ 不当得利请求权或者前控的是八一六，不管，反正就是不当得利。丁对丙他说：“我也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啊，好吧？”那丁这里最想要主张的是什么？你不把钱给我，我车就不还你嘛。不把钱给我，我车不还你。主张的是一个什么权利？同时履行的抗辩权嘛。你还一车一手还车一手还钱啊对不对？好了，不当得利请求权，哎，不对，种同时履行的抗辩权适用。我讲过它的前提怎么样？门当户对。 好吧？基于一个原一个什么同一个几步关系的什么几步对待几步这种类似的情况下，才有不当那什么才有同时履行抗辩的问题嘛？所以丁想要拿他对丙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来做同时抗辩，对象必然要是什么？那是丙对丁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所以这两者间，这两者间才会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问题，好吗？所以这边王泽林老师之所以他不断的讲说，应该采双重不当得利请求权说。 让甲假设要对丁主张，不管是代位还是债权，让你主张的都应该只是丙对丁的不当得利请求权。他的目的就是保护谁？保护丁，可以拿他什么跟丙之间的这个什么原因关系来做抗辩，可以吗？好吗？那你来看，假设你采十三万老师这个见解，丁对丙的不当得利能够来跟甲对丁的契约去做同时履行抗辩吗？你想太多，好吧？哎，不当得利。 相对于七六七来讲，渺小到不行，好吧？你怎么可能拿来做同时履行抗辩权？如果你采不当得利，但是你采是一个单纯单一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话，这两者就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吗？门不当户不对，最少人就不一样了，好吧？所以王泽健老师采双重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让什么保留丁的起步关系的抗辩，就这样子，好吗？所以这个无法律上原因的无权处分，最后最后是用什么？ 汪真老师的见解就是用双重不当得利请求人数来解决，好不好？好，这个是在这个争点里面你要讨论到的问题，好，你要讨论到的问题，好吧？好，是这个部分。哎，样我们都了解对不对？了解，我们来看讲义，看讲义，我们看这个八十九页十八关这个题目。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你看啊，甲向经营画廊的乙购买 A、B 两幅国画。 乙商请甲的同意，借用该两个该借用该两画三个月，以供展览。那我请问你，到目前为止画是谁的？画是谁？甲跟乙买的嘞。然后乙商请甲同意借用这个两个画三个月，那画的所有权应该已经在谁了？在甲的手上了，对不对？然后只是甲借给这个画廊怎样展览三个月，如此而已，好吗？所以甲已经取得所有权了。当然，这边取得所有权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交付的方法是只是交付，我们那次那个再有改定，我们到后面再讲，到后面再讲。好，假设甲取得所有权，然后他画是借给乙，对不对？我们图画一下。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哈，第一小题是啊，甲是 A 画所有人，好，然后呢，画不是借给乙吗？好，借给乙，借贷，对不对？啊，第二小题一样，甲是 B 画的所有人，甲一样是借给乙，好，关系一样，对不对？好，接着。 两周之后，乙因为意外事故死亡。他的独生子丙刚自某大学法律毕业，正专心准备参加司法人员考试，决定结束画廊的营业。啊，这个乙死亡，丙继承。嗯，事实都一样。你看老师故意要弄得，弄成是善意。对，题目上看起来没有讲丙善意恶意的，但从题意上看起来他是善意的，他不知道，对不对？好，所以乙死亡，好，丙继承。所以说，出题上面。 要让恶意的人变善意非常简单，就让他死亡，离奇的死亡，然后儿子继承他是善意的，好了，而且权利义务都一样。好，就 A 化部分的状况是什么？他把 A 化赠予给丁并交付之，啊，A 化赠予给丁都一样，并交付之。哦，请问你丁是善意还是恶意？题目上没有讲，对不对？当然你考试你怕死的话，你怎么办？假设丁善意是如何？假设丁恶意又是如何？ 但这种题目写丁二一一定非常无聊。丁二一你就讲对丁装七六七就好嘛，这个题什是毛写的，好吧？所以这个题目叙述上没有讲，没有讲的时候，你在考题说明上你就假设它是善意的，好吧？题目没有讲，你可以假设它善意。好，所以丁假设它善意，好，提议看起来也是善意啊，也是善意啊。好，丁善意对不对？好，那丁善意的话，丙丁间的正与区有没有效？丙丁间正与区有没有效？哎，这是标准的什么无偿的无权处分？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甲借给乙，乙死亡，丙继承，丙不会取得。丙把赠与给丁，无偿的无权处分，赠与期有效，物权行为呢？一八第一项的无权处分，对不对？然后呢，丁呢，善意的话，善意取得，八零一加九四八，没有看啊？这样子。好，第二小题呢，B 化部分怎么样？B 化部分是出卖给物。 在一让与合意交付后，丙即以意思表示错误为理由对物撤销买卖契约。哇，都一样，你看，丙就以意思出卖，跟乙转过来给物，出卖乙转过来给物。好，然后呢，买卖契约本来有效，物权行为应该是一八第一项无权处分，金钱不算有效。然后物好像也是三一，对不对？然后所以物呢这边会有可能会有八零一加九四八的问题，然后。 丙随即以意思表示错误为理由，怎样撤销买卖契约？撤销变受既往无效，八十八条第一项，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啊，这够简单吧。第一小题问你什么？甲对丁可以主张什么权利？第二小题问你甲或物啊，甲或丙得对物主张什么权利？第一小题就是考什么？甲跟丁不是什么？ 就是考那一是用一八三有没有看到在哪里？哎，就是这个地方。哇，太好了，都一样。你看题目故意设计的名字都一样。来，有没有？第一小题就是甲对丁主张七六七不行，因为善意取得，好吗？然后呢，甲对丙主张什么？一八四第一项结论可能有过失举证上的问题，而题目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过失，对不对？好，然后呢，一七九条什么？因为善意的情况下，可能你也拿不到东西。 所以这边什么就是要类推，是用一八三的方式来解决。那第一小题在说明上当然要什么？那稍微提一下，它跟标准的一八三在什么地方不一样，你才能够说悉理论使用嘛，对不对？好，这是第一小题。第二小题呢？第二小题是无法律上原因的无权处分，对不对？哎，这题目答案答案在哪里？答案答案就在这里，太好了。答案在这里，把丁改成戊就对了。好吧，这边就有两说，我们要第一说，你看题目出的很有出的很有水准哦， 不是说应该说出了很刻意啊，怎么很刻意？他问你，假或丙得罪物主张什么权利？你看，要么就是甲去请求，有没有看到？要么就是甲，甲直接跟丙要、丁要，不然就是丙来跟丁要，有没有看到？甲或丙得罪物了，题目是说物主张什么权利？第二小题五百一上原因处分就是考这个情形，好吧？可以吗？你说说真理大不大？考这个假设这个题目啊？ 第一小题没有写到那对是用一八三，你只有写到前面这里啊。然后第二小题说，哎，奇怪，题目要问什么？我都不知道有无法律上原因无权处分这个问题。这题目出来考考试出来之后，说奇怪，不就是检讨七六七一七九跟一八四吗？我这么简单的题目出来就说啊，题目出的真简单，我都会写。考试出来发现这一题只有三分，是吧？啊，原因是因为第一小题没写到那个是一八三，那第一小题要写什么？ 第二小题，你没有写到五百以上云的无权处分，没有写到双重不当得利，请问你说按照第二小题，那你、那你、那你到底写的什么，对吧？所以，他讲说考试的时候哈出来，常常大家有经验就说那个出来一直哭哭哭哭哭哭，说他考很差，说他都不会写的人，到后来成绩不会太差，好吧？但是呢，出来就说哇，出的好简单，我都会写，只有两种人，一种他是天才，啊，就是他都会写，他真的会写啊。那这种人因为人数非常的稀少。 对吧？所以也不会是你考试上的障碍，吧？因为这个只有两三个人的话，那两三个人，那那那他们的世，那他们他们的世界这样，我不用管他。那另外比较比较多这种人是什么？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不会写，吧？不知道自己不会写这样的这样的状况，我看到是最多是这种情形。他不知道不会写，所以考试的时候我常讲说，一个出题老师在出题目，他怎么出啊？ 你说会不会像王泽鉴老师？王泽鉴老师以前上课常常讲，他说：“哦，我在写我民法总则的书，他不是很多例子吗？常常是看电视看八连档，说：‘哎呦，这个真有趣，好吧？’那我就哎题目记下来，然后我就写，然后自己把它解一遍，然后从中发现很多法学上的问题，法学上的乐趣。出题老师不是不是这样出题的，好吧？没有说自己先哎，我先随便写一个题目下来，然后自己解解看，然后解出来说啊，好，那就那我就这几个重点好了，不对哦。” 出的老师都把先想好真点，想好真点之后，把假设他一个国考题目，国考因为要求的是国考要求不是你写的多深啊，是你写到几个真点的，懂吧？假设一个国考题目说啊，考五个真点好了，出题老师先把五个真点想好，然后每然后把这五个真点凑成一个题目，好吧？好，那凑出来，你现在看到这个实例题，对不对？真正厉害的人是什么？看到这个题目，然后他说啊，这题目就考这五个真点，所以我考试的时候我就就把它还原成真点，就这五个真点来作答。 那这样答出来的，就第一个你知道老师要问什么，第二个你也会写，那这分数最高。哦，就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好吧？那很多人的状况是因为他书念的不够多，导致真点根本不知道，啊？比如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说没有看过王哲林老师的《不不当得利》的书，好吧？在我们那时候没有看过那不当得利》的书，你怎么会写？好吧？你平常看再多看再多实物陷阱也不会出现。这问题问过田台大老师啊，田老师，学长这个问题你觉得？ 要怎么办？他说啊，学弟，这个问题在实务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是吧？实务上很少看到这么复杂的问题吧？啊，这个问题在学理上非常有趣味，为什么？因为不当得利的连中一八三呐，无法以上原因的不当得利，这非常有趣啊！考试的时候，哎，真的考出来好吧？那你说这个东西你没有念过书，或者说你没有自己没有花时间下去啊，知道说学术上有讨论过这个东西，考试的题目怎么会写？怎么会写？好吗？所以我说。 重点是说，你现在看到一个题目，我们现在上课的时候不断跟你讲说，这个条文上面会有这个问题，那个条文上会有这个问题，在讨论某个条文的时候会有哪些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讲我们说举到九十二条撤销诈欺跟胁迫的撤销，当时我一直跟你讲说，怎么样很重要。九十二条第一项不是有第三人诈欺，记不记得？第三人诈欺要以什么相对的明知或可能这时候才可以撤销嘛？当时我不断跟你讲说，这个第三人明知或可能是这个第三人要排除掉什么？ 相对的拿来缔约的代理人或辅助人，哦，我举的是去车行买东西这个例子嘛，好吗？那考试就是会考这种真点，啊，考试出来这个真点，假设你不知道那个题目，就是你没有去讨论它，那个题目写出来，你觉得你写你觉得你写的再好，你分数都不会太高。一改考卷，老师说，哎，那到底你有没有讨论到这个真点？对吧？我记得以前看一个老师，他他改考卷，他说，他说其实改考卷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假设说有六七个真点要写，啊，这题目有六个真点要写出来。 他看到你解到某个真点，他圈起来就给你几分。两个真写到你这个题目，假设你写到三个，你写到四个真点好了。那六个真点，假设一个真点他说一个真点假设三分哦。你写到四个真点，你最基本就十二分，好吗？啊，假设你就写到两个真点，那最基本就是六分嘛。对吧？那其他再看看说你整个文句的表达上面，对吧？法条的引用上有没有错误，对吧？啊，字漂不漂亮，可能有影响，对吧？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再给你一个综合的分数，这样子。 啊，所以你真点能够写到多少是考国家考试最重要。那考反所，但反所的考试一般是可能真点就一两个啦，甚至老师把真点都告诉你，然后看看你论述的够不够深入。但国家考试你不要不要想要写论文哦。那看到那写国家考试的题目，一开始从论文好像写啊盘古开天开始写，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好不好？所以我常跟他讲，我说第一堂课我就讲，我说你解个实例题，无事则短，有事则长，不是要你写的东西你就不要写。 然后我上讲上课，我讲到说，很多同学看到不当得利就开始背要件，对吧？看到侵权行为开始背七个要件，然后每个要件都分析一下。啊，那个题目假设显然就是在考因果关系，你你背你背权利、背不法性、背故意过失要干嘛？没有必要，对吧？那那个东西就不是让你写，你写太多你不会有分数了，你不会有分数。所以这个假设你准备是明年的考试，你很多时间啊，你很多时间那。 怎么样把您把这个重要的真点都能够了解？哦，这个是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好吧？所以像这个考题，这八十九四百万这考题，这考题就是要写这两个真点，好吧？那第一小题，假设一个小题十二分，这个小题你没有写到，这个是用一八三，这题目你的分数大概是在五分左右上下。假设你没有写到这个，好吧？第二小题你没有写到这个哦，这个学说上的争议，好吧？哦，以及这个双重不当得利请求权说，那你大概也是五分上下那种。 啊，加起来你的分数一题你不会超过十分，好吧？那其他再 miss 一下，大概你可能拿到六分，好，你每一科都拿每题都拿六分，你那一科就二十分，二十分，那离这个我录取就还远了，距离就非常远，好不好？好吗？好，是这个这个二十九页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要跟你说明。考试的时候要很重啊，像这个题目就是考这一点，懂吗？最近最近啊，这个这一两年的考题，我每次拿来看，考题我都发现说，这考题第一个很喜欢考实物见解。 考某一个实物见解嘛，啊，包括好像是今年还是去年的考题，考了一个城南上面这个九十六年一个最高法院的决议，懂吧？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当然都有讲过，我在我在看那个道题目说哇，赞，考到这个，但是问题是真正有写出来的有几个人？哦，真正写了几个人？就是最近常常在看这个这一两年的考古题，都看到说啊，这个题目，啊，其实就是上课讲义讲的什么地方，懂吗？那。 学生真的考场上能够真的把它反映出来吗？这就看我常讲说，你只有来上课哈，不够啦，啊，我不会骗你，我说同学，只要你三十堂课，大家乖乖的每堂课都来，好吧，哦，那你的民法回去都不用念，好吧，你只要看上课的东西就好，都不用念了。我不会这样跟你讲，不可能的，好吧？哪个老师跟他说跟你说上课只要看他讲义就可以考试啊？不可能，他骗你的，好吧？民法这东西这么多，上课我刚讲说，最重要是你要来上课。 啊，上课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要的条件，是吧？就是一定要来上课，但只有上课不够，好吧？来上课的目的说，你看这个真点，我帮你这样做说明，帮你画图，对吧？那你很很快就可以了解。但了解之后，你现在上课这样坐在那边听着，哎，哦，好，我了解了。过两天我再问你，我叫你画跟我一样的图，你画不出来，好吧？因为你单方面的接受资讯，让你很快的进入状况，没错。但这东西假设你没有之后，再去看书或者思考或者做题目。 这东西过三天你就忘记了，你就忘记忘记了东西到考场上，我们考场上因为人会紧张，对不对？肾上腺素会分泌，对不对？懂吗而且民法常第一科或第二科，哦，大家都很紧张哦，很紧张哦紧张你的实力要打七折啊，啊，就你准备到假设你可以考到一百分，但考场你的发挥到七十分，叫做正常发挥，懂吗好，八十分就是不正常，懂吧？发挥的太好了，样，对吧？那常常很多人甚至连七十分都不到。 好，所以你知道说，现在我如果我现在还没有考试，我都觉得搞不太清楚了。到考场上，你不会突然间开窍了，不会突然间开窍。啊，所以这个只有来，我说第一个最重要是你要来上课，哈，要听，要这个上课要跟上进度，好吧？哦，那跟你谈的东西要了解，回去重点是自己要再用功，哦，然后该写的考古题要写，重点是要写题目，好吧？而且这几年这一两年的考题，我会看到很多是这十年之内曾经出过的考题。 好吧，所以，我们讲义上面放很多这个这个以前的考古题，好吧，还有很多最高法院最新的判决啊，甚至判例等等，决议等等，啊，这都是老师在考试上非常喜欢考，好吧，好，所以，好要来上课，回去自己还要用针，好，自己要用功。OK，好，借这个考古题来，再接着看三十页这边，三十页这里叫做无权占用使用他人之物，啊，这是。 非起步类型不当得利的，我说最常见、最常见的情形啊，就是无权占用他人土地。无权占用他人土地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跟你提的是什么？特别跟你提的是，你看哦我们说甲有块土地，好，乙是无权占用。好，假设甲 A d 好，乙无权占用，对不对？好，我们刚刚我们讲过了，我们说这一个时点乙开始占用。 对不对？好，到这个时点，甲对乙主张七六七，把什么把 AD 要回来，AD 的占有要回来。但是我说中间这段期间被乙所无权占用，甲对乙一样是主张什么？一七九条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对不对？去请求什么？请求返还占有的利益嘛？好吧，这边实物上最常出现的用语，你来看上面六十一年这个判例。 你看，依不当得利的法则，我考试拜托你不要出现这样用语。好，依不当得利的法则，你要写说依民法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你要把请求的基础很清楚的写出来，好吧？好，当你当最后法院法官，你就可以这样写。好，依不当得利的法则，请求法官不当得利，以无法力上原因受利益自然受损害要件，故其的请求法还的范围，应以对方受利益的限度、利益维度非以请求人所受损害若干为准。 注意看，划线这句话，无权占用他人土地，可可能获得相当于租金之利益，为社会通常的观念。好，后面的你自己看。那六十一年这个判例后来影响了我们实务上所有的见解啊，关于这个无权占用他人土地法案不当得利的见解啊。后来所有实务上的判决讲到法还不当得利、占有他人土地法还不当得利，用语都会写什么？ 说什么？说甲对乙的不当得利可以请求相当于租金的不当得利，大家都会写相当于租金不当得利，可以请求相当于租金的不当得利。这边王泽林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反复在讲，他说实物上所谓相当于租金的不当得利，指的用语，并不是说已受利益已是受到租金的利益哦，不对哦。我说不当得利上利益的判断是直接性，已受的利益是什么？ 占有本身的利益，好，只是说占有本身的利益。我们说一七九条要请求返还占有的利益，对不对？好，到一八一条谈返还的方法、返还的客体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原则上是利益要原形的返还嘛，利益原形返还不能才价额偿还。那占有本身就是属于不能够利益原形返还的情形，所以要价额偿还。价额偿还的判断标准用什么？客观上的事价对不对？那占有这客观上事价怎么办？ 实务上说，所谓相当于租金的不当得利，这就是客观上的视角，好吧？所以这所谓相当于租金，这只是在判断不当得利什么返还的占有这个利益的什么价额上面的一个判断标准而已，可以吗？对吗？好，这边最大的问题，实务上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假设甲对你现在主张不当得利，它的内容就是在请求返还相当于租金不当得利的话，这时效多少？哎，不当得利请求权一般时效多少？ 十五年，租金请求权时效多少？来，时效多少？五年哦，我们讲过哪一条？一二几？犹豫，哪一条？啊，一二六，因为十五年是哪一条？一二五嘛，大家会。啊，看下一条就是一二六，好，吧？两年还有两年的在哪里？在一二七，啊，民总规定时间是这三条，当然债总债各还一堆了，哦，更短的那种的。 好啊，所以一百二十六条，当时我在讲一二六，我说哪一个你一定要背下来？租金，租金一定要背，因为实务上考试很喜欢考租金。租金的请求权时效是五年。那学说跟实务上的见解就认为，当你请求不当得利的内容是请求这种相当于租金不当得利的时候，你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时效会变多久？五年。 好，当你请求的内容是相当于租金不当得利的时候，你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时效就要去配合租金请求权的时效，就是五年，好吧？好，现在问题来哦，问题来了。假设甲乙占有甲的土地是十二年，被占有了十二年，那请问你哪五年的租金是请求哪五年？哎，那如果老师请求哪五年有差吗？你就把十二年算起来除以乘以什么？乘以十二分之五样不就好了？不对哦，为什么？ 因为每一年的租金的数额可能会什么不一样？这边租金有些实务上的判决会用什么法定租金来来计算？法定租金叫什么叫参考土地公告限值来计算？好那土地公告限值可能每几年会调一次哦，所以它每一年的租金数额会不一样。那大家就会讲说，那到底因为越后面的租金数额会越高了，对不对？法定租金越高，因为土地价值会上涨嘛。 所以越后面的法定租金的数额会越高，前面的比较少。那请求到底是哪五年的租金？实务上都很简单，你就从你请求的这十点往回算五年，这五年之内就是属于时效还没有经过的，因为这十二年你都没有跟他请求嘛，你到第十二年再跟他请求，对对方会做什么？时效完成的抗辩，对不对？做时效完成抗辩的时候，问题来了，只有什么？因为租金请求年实际上是五年。 所以只有未满五年的租金请求权，这不当得利请求权是时效还没有经过，对不对？那我们不是说，我说租金请求权，因为租金假设说地租，地租一般是一年付一次。我们的房租是一个月付了，一般来讲，地租常常是一年付一次。那一年付一次，你第一年十二年前这个租金，一年付一次，谁从这时候开始付，对不对？那它的时效在第五年、第六年就届满。那你第二年的租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付，对不对？那它一样在第七年就届满，所以。 届满届满届满届满届满届满届满，到你请求之前届满的，都是被主张时效抗辩的部分。那哪些部分是不会被主张时效抗辩？就是你请求时候还没有届满的吧？你哪些是请求时候还没有届满的？就是从请求时点往回算五年，这五年之内就是什么？你请求时候还没有届满的，你可以了解吗？所以实务上的算法就是从你请求时点往回算五年。 这五年，这五年期间之内的租金请求权就是时效还没有届满而可以请求的，好吗？所以，因为实务上把不当得利请求是相当于租金不当得利的什么？它的时效是说要配合租金请求权时效是五年，所以常常实务上就是做时效抗辩的时候，哪一些已经被抗辩掉了，哪一些还没有？那就是从请求时往回算五年之内，就是时效还没有届满的，对吗？看八十九年这个判决。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哈。然，租金之几付债权，其各其几付请求权，因五年间，来五年请圈起来，租金是五年，啊，因五年间不行使而消灭。民法一二六条定有明文，被上诉人请求相当于租金的损害，自有该条规定的适用。其余五年的请求权，已经低于时效消灭，超过五年就时效完整的嘛。 对不对？你看画线哦，你看后面标，用被上诉人自上诉人占用西灯土地开始就可以行使请求权，所以请求权消灭时效要从上诉人占占用土地时开始计算，则好，故被上诉人就上诉人三人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均应自起诉时就什么时候？八十六年十月二十七号，代表他请求的时点是八十六年十月二十七，那往回算五年就是到什么？就是八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号，对，自回溯五年级，八十一年十月二十八号开始起算，十月十月二十八号开始起算，就这样子。好了，这五年之内就是时效没有完成的，超过往前八十一年以前的就已经时效完整了，可以吗？好吧，好，是三十页这个这边的问题。好，请翻过来，看 <coughs> 第三个。 三十一页这边是第三个这个非给付类型常见的情形，是基于第三人行为所导致的政府的征收行为。这八十几年刚才考过一次，我们来看八十年第四次这个决议，它的内容是什么？他们说，出卖人将某笔土地出卖，已经收清价金，并交付给买受人，为未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 事后，该土地经政府依法征收，其地价补偿金由出卖人领取完毕。买受人得否依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来请求出卖人返还？这个状况在实务上非常非常常见，非常常见。哎，你看哦，一般是在不动产，尤其是土地的买卖的时候，甲乙间的关系是什么？乙跟甲买这块土地，买这块土地。好，那以前老一辈的人。 去买卖土地，常常没有办登记啊，没有办登记，他的状况可能是乙跟甲就买这个土地啊，乙就付钱哦，乙有付钱哦，甲呢，甲就带着乙把这个田绕一圈，说，哎，就这么大，乙说好，没问题，甲就离开，乙就开始占用，开始耕作，好吧，好，所以甲乙间的关系就是从订立买卖契约，甲乙订立买卖契约的时候，乙也付了钱。 甲乙当事人的争议，真的就是要把什么？就是把这个土地所有权转乙，只差没有去办理登记，啊，没有办理登记。好，结果乙现在，哎，乙乙就开始占用，对不对？乙就基于这个买卖契约开始占用、使用、收益这个土地。好，如果这个事都没有出问题，大家就相安无事了，反正乙也付了钱，乙也在使用，甲也不会进来干涉，这样就好。结果，结果就是，哎，过了很久之后，到这个时点，被政府征收。 政府就征收，啊，征收之后，征收会发什么？会发征收补偿嘛，对不对？还有补偿金嘛？征收补偿的补偿金，求你，你是政府，你现在政府来政府就把它征收对不对？征收，征收这补偿金你会发给谁？你一定是看这个土地的登记成本上，看看到底所有权人是谁，你就发给谁嘛，对不对？好，所有权人登记是谁？甲，所以政府就把什么把这个征收补偿金就发给谁，就发到甲这里了。 补偿金，那甲就什么？甲平常甲本来觉得 A、D 跟他已经无关了，就在家里突然间收到哦三千万的钱，懂吗？后甲就好高兴一样。哎，乙就觉得莫名其妙。乙说：“哎，我不是已经跟甲买了吗？懂吗？”那征收补偿金要发也发给我，因为这可能已经很久。这我说实物上在最高法，我们说实物上真的最高法院判决非常多。在闹到最高法院的判决，闹到最高法院去的那个案、那个判、那个案子啊。 最少要具备一定的身份地位才可以，就是钱要够多，好吧？那这种案子钱都非常的多，原因是因为常常这种事情已经经过了，可能经过三十年了。哎，三十年新一计划区可能是农田哦，哦，现在不得了，现在一平要假设六七十万，好吧？所以这个当时已付的钱可能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当时这土地是不值钱，就过了三十年之后补偿征收补偿之后，这补偿金虽然不会到市价这么多了。 但钱也是很多啊，钱就拨到甲这里来，乙这时候就起诉请求，乙就告甲，乙告乙第第一个乙会跟政府讲啊，政府说我管你，那是你们之间私人间的关系嘛，你基于买卖契约，那是你跟甲间的关系，我政府依法行政，好吧，我是看土地到底所有权登记是谁是谁，我就把这栋管理给他嘛，好吧，那政府这做法你也不有说他错？所以变成乙就起诉告甲，告甲干嘛？ 他不会告假叫假履行买卖契约，移转 A D 所有权啊，因为 A D 已经没办法移转了，被征收了嘛。 <laughs> 所以现在乙就起诉告假要去要这个征收补偿金，可不可以？现在乙对甲请求征收补偿金可不可以？实务上最多的案例是这种。好，那请求征收补偿金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第一个请求人基础是什么？你的请求人基础是什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决议，这决议讲到请求人基础。 你看哦，买受人在这里是乙对不对？乙向甲买受的某笔土地，在没有办妥所有权移转登记之前，经政府依法征收，其地价补偿金由谁领取完毕？出卖人就甲哦。纵使这个土地早就已经交付，为一民法民法三七三条哦，三七三请圈起来。第一个，这个决议讲到是三七三。 这会出决议，就代表会出现决决议会出现这个条文，就代表以前最高法院好几个判决提到它了，好吧？那代表律师常常就一想到解决就得，哎第一个想到三七三，三七三这条是干嘛？看一下这条文好不好？看一下，看一下，这条当然非常有名。三七三说，买卖标的物的利益跟危险，利益跟危险。 自交付的交付请缺起来，从交付的时候开始，自交付时起，均由买受人承受负担，但契约另有订立者，不再实行。三七三这个条文之所以它有名，原因是因为那个危险啊，哇！大家都说哦，三七三是危险负担移转的规定，好吧？那这个危险讲的是什么？我们到债务不履行再来讲。那问题是这个这个决议讲到三七三条讲的是那个利益，好吧？他说这个乙会怎么主张？ 乙说：“依照民法三百七十三条规定，买卖标的物的利益从什么时候开始移转给买受人？交付时起嘛，对吧？因为这个案子里面，当这个乙会想到什么？乙说这个案子状况就是土地已经交给乙了，已经交付，但还没有移转登记，对不对？那他说既然已经交付了，那一三七三条规定，利益在交付时起就转到乙这里了，所以这个征收补偿的利益就应该归属给乙。你可以了解这个主张吗？” 三七三规定说利益跟危险，那利益既然从交付受移转到乙，那征收补偿是个利益，所以这个利益呢就应该由乙来享有，所以乙可以对甲，本于三七三的规定来请求把征收补偿费交付过去。就这个八十年的决议就不同意啊，把它打枪。你看他怎么讲？他说民法三七三条的利益指的是来把它画起来，物之收益而言。他说三七三的利益有限制的。 利益讲的是物的什么使用收益，因为交付给你之后你就使用收益嘛，好吧？那不包括什么？不包括买卖标的物灭失或被征收的替代利益，指的就是损害赔偿或征收补偿，对吗？所以第一个三七三条的请求人就不会被否决，原因是因为这边是什么？是征收之后补偿金的问题，并不是三七三条所讲利益的内容啊，不是使用收益啊，不是使用收益。好，接着再往下看。 他说，而且买受人自此并未取得所有权，而出卖人在办毕所有权遗转登记前，仍为土地所有人。这点我们同意，对不对？哦，还没有办遗转登记前，甲还是所有权人呐。在权利归属上圈起来，权利归属。我刚才边讲权益归属更漂亮了哦，权利归属，权益归属。 在权利归属上，其补哎，看到权利归属，你想到这边那检讨什么？请讨基础，一定不当得利。好，在权利归属上，其补偿费本应归由出卖人取得，故出卖人本于土地所有人的地位领取地价补偿金，尚不成立不当得利。所以这边讨论到第二个请求的基础是不当得利请求权，不当得利。好，这是非起步类型的不当得利，对不对？ 非起步类型的不当得利，现在乙对甲说：“哎，那你这样，你取得征收补偿费是不当得利。”实这个决议说什么？说并没有不当符合不当得利，为什么？因为这是非起步类型的不当得利，关键在于这个征收补偿费的权利，这个权益在归属上，法律究竟归属给谁？阿说说说，因为还没有移转登记前，甲还是所有权人嘛，对不对？好，甲既然他在法律上是所有权人的话，这个征收补偿费发放的对象本来就是发放给所有权人。 好吧，所以甲基于他在法律上仍然是所有权人的地位来什么来享有这个征收补偿费，并没有侵害乙的权利归属，因为本来就是归属给甲的，好吧？权益归属说不当得利，好吧？哎，后来再往下看，啊，还有第三个，他说买受人只能够依民法二二五条第二项之法理把它画起来，行使代偿，哎，代偿请求权圈起来。 请求出卖人交付其所受领的地价补偿金。考试哦，千万不要写法理，我跟你讲过了哦，对不对？好，这边什么？这边我们等下来看，这边其实是类推适用二二五条第二项。这个决议后来是用什么？用类推适用二二五条第二项的方式来什么？来解决？二二五条第二项这个这个条文在讲什么？呢？看一下这个条文，你看后面二二五条第二项。 来，你先看条文，这里是几步不能的条文。你看二二五条第二项怎么讲？他说，债务人因前项几步不能的事由，哎，前项是哪一项？二二一项对不对第一项怎么讲第一项说，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事由导致几步不能者，债务人免几步义务。好，你看。 假假设有 A 车一台，对不对？好，然后他把它出卖给你，这一个时点定买卖契约，约定的清偿期在这个时候，约定清偿期在这时候。好，二二五条第一项讲说，在清偿期借至之前发生起步不能的事有出现的，啊，代表假设车子被毁损灭失掉，灭失掉了，没办法给付，对不对？ 好，我们说谈，接下来我们谈，我们后面谈到债务不履行，谈到几步不能，我会告诉你，几步不能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个不能的事由是可归责于谁导致的。在这边我们说买卖契约虽然大家都是债债权人，大家都是债务人，但就 A 车的几步义务，这是三百四十八条，对不对？就 A 车的几步义务三十八而言，甲是债务人，乙是债权人，这点我们同意，对不对？好，现在因为车子发生几步不能的事由了。 而且这个几付不能的室友，毁损灭失的室友，假设都是被雷打到了，对吧？就烧掉嘛，烧掉之后是不可归责大家的室友，不可归责债务债务人，也不可归责债权人。那这时候一三二二五条第一项他说什么？他说一个几付不能事由的发生是不可归责债务人的事的话，效果是什么？债务人免几步义务，代表甲就不用什么再做三四八的几步义务了，好吗？哎，二二五条第一项当时我们曾经看过，是因为讲哪一条？ 讲二六六第一项的情形嘛？二六六第一项当时在讲什么？说这个几步不能的事由除了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甲之外，同时也不可归责于债权人乙。那二六六条就说什么？说当甲免几步义务二五条第一项的时候，乙呢免对待几步的义务。乙这里对待几步的义务是三百六七，我说这两条少你要背下来嘛，对不对？所以代表乙也不用付钱，等于是这个法律关系就是。 既然这个 A 车的几步不能是不可归责于甲跟乙的事由所致的话，甲就不要再几步，乙也不用付钱。好了，这是三百，呃，这是这个二二五第一项加二六六，当时我们讲的情形。啊，当时讲到是因为二六六有个第二项，第二项说如果乙已经付了部分的钱的话，用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了。我们当时说法律效果准用，记得吗？啊，这是第一种情形。现在看到的二二五第二项是另外一种情形。 二二五条第二项的意思，你来把它看完，看他怎么讲。他说，债务人甲，因为前项给付不能的事由，对第三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者，债权人得向债务人请求让与其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交付其所受领的赔偿物。那二二五条第二项这个情况下，你看哦，我说这个 A 车现在给付不能是不可归责于甲跟乙的事由所致嘛，对不对？好，那它的可能性可能是什么啊？可能是被雷打到，被雷打到的时候。 甲会不会对对雷公有请求权基础？不会嘛，然后这个事情就算了，就是走二五 D 项加二六六 D 项，大概就算了。哦，但这个 A 车的几步不能是有可能有一个第三人丙是可规则哦，譬如说什么，丙是有过失，抽烟乱丢烟蒂，就丢到车子旁边，车子就烧起来，等于是这个车子的毁损灭失，不可规则于甲，也不可规则于乙，但可规则于丙。 那这个时候，谁对丙会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甲，因为还没有履行嘛，没有履行的时候，甲是所有权人，对不对？所以甲对丙会有一个一八四第一项可能前段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好，甲对丙有哎，问你那个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数额会是多少？金额多少？把 A 车的什么客观市价嘛，对不对？因为填补甲的所有权上市的损害。 对不对？哎，现在等于是有两条路哦。那我先问你啊，两条路，第一条路是什么？是甲不用再付三四八的给付义务，乙也不要付钱。第二条路是甲会，甲虽然免给付义务，但因为甲对丙有一个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或者甚至丙已经交付赔偿物过来给甲。那二二五条第二项说，乙这个时候你可以请求甲移转你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 或者假设丙已经赔给甲之后，要求甲交付这个赔偿物，好吗？好，等于是第二个情况这样讲。那我问你在主张二五第二项假设乙是主张二五第二项的时候，他要不要继续做加金对待给付？那当然要啊。等于第一个可能性是乙就说啊，算了啦，你就不要给付，我也不付钱。第二个情况就是我继续付钱，然后我要求你把损害赔偿的债权移转过来，或者把赔偿物交付过来。那这两者当然成立选择之债，对不对？谁有选择权？ 有选择权吗？你是乙，你选哪一个？你是乙，你选哪一个？一还是二？一为什么？你说到说一这讲的话能不能拿到钱还是一个问题？那如果如果这个被 A 车假设价值是一百万，当时你买卖契约的价金是五十万。 你要走哪一条路？五十万的现金跟一百万的债权，哪个大？哦，这个人性很挣扎，对不对？五十万的现金跟一百万的债权，哪个大？让对方赌一把这样，好吧？好，万一假设，哎，这假设假设说是，哦，是那个人是郭台铭，现在状况不太好。假设说是，哎，现在谁的股票比较好？哪一家企业的股票？ 台塑集团好了，台塑可能好一点。好，我好。假设王永在好了，我先都举王永庆，现在举王永在。好，假设假设王永在不会缺不会欠钱啊，对不对？该还的钱他就还。那一百万的债权代表受偿的机会很高，对不对？那五十万的现金跟一百万的债权哪个大？呃，也许一百万的债权的价值还比较高，所以这个债权的价值多少是个谜啦。所以我就说，这情况下这情况下你会走哪一条路？我之后常常问你类似的问题，但标准的答案常常是什么？ 不可一概而论，什 <laughs> 么不可一概而论？交易行为里面究竟你在现实情况下你会走哪一条路？常常要看什么？看具体情况而定的。当时假设乙买这个车子，他买贵了，他一定会走哪一条？买贵一定走第一条路，就一百一百万的车，你让样笨笨，你买一百二，你怎么可能拿一百二的现金去换一百万的债权呢？不可能嘛！你一定走第一条路啊，刚好解套。但如果你买便宜的，那也许你走的路。 会是什么？这个就很难讲了。假设都不是五十，你是买九十九，九十九万现金可以帮债权哪个大？哦，这个是个问题啊。啊，所以在现实情况下，这个乙到底会选择哪一条路？一种不一定，但总之，乙是有选择权。的，这个是标准二二五条第二项的情形。所以标准的二二五第二项是一个损害赔偿的情形，而对照到这个例子里来，这个例子不是损害赔偿，这例子是什么？是损失补偿啊，是政府征收做的补偿金。那补偿金跟赔偿金的。 概念当然完全不同了。好，赔偿金是你的行为是这种是有过错、被非难的行为，叫做要赔偿，是有伦理的色彩，好吧？那补偿金是什么？是你的行为没有做错，只是呢啊，基于某某某某某某种的因素啊，拿一点钱，多少补偿人家一点，这叫做补偿。所以赔偿跟补偿的法律概念完全不一样，但实物上是说赔偿金。 有二十五条第二项的情形，补偿金的法律关系虽然不一样，但是关系非常的近似，对不对？所以在损失补偿的情况下，也应该要类推适用二二五条第二项的方式来解决。这实务上的见解，这这这有道理的啦，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有去看两百二十五条第二项相关的实务见解，你会发现，十件有八件是损失补偿。因为我说过一个案子，到最高法院要看到判决，要有身份地位，对不对？啊？ 车子价值才十万，他一百万，你会告到最高法院去吗？不会了，光律师费就差不多了，嘛，对不对？ <laughs> 哦，你不会打到最高法院去，所以会到最高法院去的判的案子，那个标的物的价值都很高，标的物价值高是不动产，不动产常常都是征收补偿，而且是过很久之后的问题，可以了吗？好吧，所以内推适用二二五条第二项这个最多啊，就两百二十五条第二项到后来反而是内推适用的情况比标准适用的损害赔偿的案子还要多了。 好不好？所以最常见常是这个情形，好吧？所以这个到最后什么？最后最后类推是用二五的第二项来解决。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个最后法的判决。你看，按土地公共征收性质来原始取得，发给征收补偿于原土地所有人，系属公法上权利物。这公出卖人在缔约后，应该标的的土地遭征收，导致不能给付的时候，买受人故非不得，非不得就是可以了可以怎样？ 类推适用，花钱，类推用民法二二五条第二项规定，请求让你征收补偿费的啊给付的请求权，意思就是政府还没有给钱的时候，只是一个征收补偿的请求权，对不对？把补偿金的交付请求权，这时候呢，乙可以类推从二五第二叫甲移转这个给付的请求权。如果已经给之后呢，那就是类推从二五第二项怎样请求甲交付这个赔偿金过来给他，好吧 对吗？所以这个问题到最后是用什么？是用征收补偿的方式来解决，征收补偿的方式来解决。好，当然这问题最多还有这个时效的问题，我们到后面好讲到二十五条之后再来讲。哎，这是三十一页地方，接着来看右边三十二页，右边这个地方，我们将一七九等于讲完哦，几步跟非几步类型。那现在我们来谈一百八十条的消极成立要件，来看条文。 看一八零，一八零条说，几部有拙劣情形之一者，不得请求返还。我说消极要件嘛。来，第一款，几部是为了履行道德上的义务。但你严格来讲，义务只有法律上的义务了，啊，道德上的义务要不要称为义务，是个问题。 那第一款的意思说，如果你给付是为了履行道德上面义务的话，那你在给付之后，在法律上其实是有《一七九》不当得利法请求权。但这个时候呢，因为是为了道德，所以呢，他说你不能请求。这个《一八零》的第一款，我们之前举的例子是举过什么？那婚姻居间，你记不记得？对吧婚姻居间，我们说有五百七十三条修法前跟修法后，对不对？记得吗？修法以前是说婚姻居间，如果约定报酬的话，约定是。 无效的，记不记得？修法之前，八十九年以前是无效的。那无效的话，假设我没有给的时候，我当然我没有举证的义务嘛。如果我给过之后，我还能不能对这个婚姻介绍所主张不当得利请求返还？我先问你，在一七九条会不会盖章？修法以前会啊，记得吗？啊，表情怎么？好像没有上过课一样。你看，我们说什么？婚姻介绍所嘛，婚介。 这个是的，假是要这个找婚姻介绍的人，好，那乙是婚介所。当时我们在讲，我们说修法之前，八十九年修法前，婚姻居先约定报酬的约定是无效，无效的意思就是在还没有给付的时候，甲当然没有给付义务嘛，对不对？因为约定报酬约定是无效的。如果甲已经给付过之后，甲要对乙。 把这个钱要回来，第一个你想到耿直主张一七九，对不对？一七九条要件上该不该当？该当哦，因为什么？这个给付行为当然是有效，但是因为婚姻期间约定报酬约定是无效嘛，对不对？所以乙受领这个利益是什么？是无法律上原因的，所以甲对乙用一七九是 OK 的，但是问题当时常常实务上会有一八零条第一款的情形，就说什么？啊，你给付是为了履行道德上面的义务嘛，好吧？既然是道德上的义务，就说没能给点钱。 在在大家的社会观念上，也不认为他有多不当，懂吧？以前是说你跟他介绍婚姻，怎么还可以跟另人家要多少钱？不好意思，可是实物上到后来变成说啊，媒人总是或多或少要给一点钱，懂吧？好，给个几千块，给个几万块等等，然后做感谢他。那到后来呢？后来就是以前的结果为什么说虽然该让一七九，但是因为好像道德上面来讲给一点，如果你没有给的话，你硬赖着不给，我们不能强迫叫你给。 但给了之后还要跟他要回来，我觉得不太好意思，那这时候常常实务上都说啊，你这个几步是为了什么？履行道德上的义务了。所以一七九虽然该当，但同时因为也该当一八零的第一关，所以就把一七九就排除掉，等于不能请求返还。那我说修法之后的状况是什么？修法之后说婚姻居间约定报酬的话，就这个报酬是没有请求权的，记不记得？那没有请求权的话，等于是你还没有给之前。 因为乙对甲没有请求权，所以甲当然不用给。那如果给了之后呢？甲对要请求在一七九的上面什么要件直接被排除？为什么？因为婚姻期间约定报酬只是报酬请求权什么报酬是没有请求权，但债权仍然是有效的。所以乙假设从甲这边受领这个什么报酬给付的话，乙受领在修法之后变成是有法律上原因。我当时跟你讲过这个差异点，有没有？一个之前是在一七九该当，但一八零的层次把它排除。 现在呢，直接在一七九就什么就不该当，好不好？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好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履行道德上的义务这是第一款。第二款，第二款是债务人于未到期的债务，因为清偿而为给付。债务人在还没有到期的债务，因为清偿给付。哎，我请问你，债债务还没有到期，假设我欠你十万块钱，明天到期。 结果今天中乐透，我多了十万块，十万块我马上拿去清偿。请问你，你受理这个清偿有没有法律上原因？哎，好像有啊。债务人本来就有什么提前清偿的权利的，原则上好吧。所以一八零条第二款说，债务人在还没有到期的债务因为清偿而做一个给付。请问你，债权人这时候在清偿期间受理这个给付有没有法律上原因？应该是有哦。 所以这个状况是我不能对对你请求，我债务人在清偿之后不能对债权人请求返还的原因，是因为不该当一七九，而不是因为该当一七九，但同时该当一八零吧，应该是这样吧，对不对？那他第二款怎么办？很简单，因为学说说他规定错了，错误的规定，哦，错误的规定。这第二款所讲的情形，其实是一七九根本就直接可以排除了，根本不需要规定在一八零第二款，好不好？好，考试不会考。 在一八零会考只有第四款了，我们再看第三款。第三款说清偿，因为清偿债务而为几步，几步的时候明知道没有几步的义务，啊，看看就来，重点看第四款，第四款来整款把它画起来。第四款说因不法的原因而为给付者，叫不法原因之给付。那不法原因之给付什么？ 但不法的原因仅存在于受领人一方哦存在的时候，不在此限。一八零条第四款这个不法原因的几步，举个例子，哎，我以前曾经讲过赌债的例子，你记得吗？呃，甲甲是庄家哦，乙是赌客。 他就以去赌博，赌博除了把自己带去的钱用花完之外，啊，因为越赌越越大，对不对？所以到后来乙干脆跟甲借钱。好，借钱假设什么？假设后来借了一百万了，借了一百万元啊，等于是乙跟甲借了一百万，签签了借据了啊，借了一百万，然后继续赌，那赌又赌完了，花光了。好，花光之后，现在法律关系什么？等于是甲对乙有什么一百万的什么赌债的债权，对不对？ 赌债的债权对不对？好，那我们说之前跟他讲过，我说王哲林老师写过一篇赌债的文章，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什么？赌债非债，赌债非债代表，因为因为赌债这种赌博是违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啊，好吧？好，那那既然是基于这个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所成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当然什么？因为违反强行规定或公序良俗，这个什么赌债当然是无效的，无效的哈，可能因为七十一条或七十二条的规定而无效。 好，而无效代表什么？甲乙间的法律关系变成是债权债务关系，根本就不发生，更不发生哦。好，那这代表意思是，假设当事人约定这一个时点是清偿期的话，你看，我们说这个时候成立赌债。好，我们在民总常讲说有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你记得吗？清偿几步前跟几步后，对不对？在几步前的第一阶段，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因为赌债非债，所以呢，乙没有。 清偿的义务，甲不能跟乙一样啊，所以乙如果不怕被打，他可以不要给，好吧？ <laughs> 他可以不要给，他且自愿给了你家的事，啊，所以如果乙我不怕被打，他可以不用给付。好，假设乙因为怕被打，所以乙就给付了，对不对？好，乙就还了钱，还了一百万。一百万之后呢，给了之后，甲呢，哎，乙能不能对甲主张不当得利？一七九的不当得利，可不可以？乙能不能对甲主张不当得利？哎？ 要件上应该会该当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一个债权关系、债之关系，如果是无效的话，在第一阶段的意思指的是不能请求履行；到第二阶段的意思就是不能保有受领的给付。你还记得吗？所以这时候因为赌债非债，所以乙假设是自愿给付给甲的话，给付之后甲也没有保有给付受领的什么受领给付的法律上原因，对不对？这样？这个民总都讲过，所以乙对甲主张一七九不当得是可以的。 不过，这时同时会该当一八零的哪一款？第四款。第四款你再看一次。第四款说什么时候不能请求返还？因为不法的原因来做给付不能请求返还。但书有个例外，但书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可以请求返还。是什么情形？不法的原因仅存在于受领人之一方的时候，还是可以请求返还。请问你这一边不法的原因存在于谁？存在于谁？ 甲乙双方啊，两个人都不法原因吗？懂吗？所以不法的原因如果只存在于甲的话，就是只存在于受领人之一方的话，还是可以请求返还。但这个例子里面不法的原因是同时存在乙跟甲，那就不是仅存在于受领人的问题了，好吧？所以乙对甲主张不当得利的时候，因为该当一八零第四款，所以呢，结果上就是还是不可以主张不当得利。哎，理由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一八零条第四款？问，你看讲义上为什么说？ 不法原因给付，原则上不能请求返还。你看这边的立法理由，讲一上立法理由，说是拒绝保护说，等于是禁止主张自己的不法，不竭尽手的抗辩的原则。意思就是说，当时你的给付，就是当时已不是给付一百万给讲吗？当时你的给付，你明明知道是一个不法原因的给付。 明知道几步是基于不法的原因，你还自愿去做几步，在几步之后才要寻法律途径把你当时明知不法原因的几步的钱要回来。法律上说什么？说这时候第一个，你如果说要去主张不当得利的话，你就必须要去主去什么？先去证明说当时你有几步一百万嘛，对不对？那大家都问说，当时你为什么要几步一百万？他说啊，因为我要还赌债。那还赌债就是要去主张自己当时做过不法的原因呢？ 好吗？所以在法律上就是说，你去主，就是你去主张权利是要什么？先证明自己曾经做过不法的、不法的这个这个行为的时候，一般这个请求的记录是会被排除掉的，好吗？所以这种禁止主张自己的不法、不竭尽所能抗辩原则，好吗？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八零条第四款在适用上、解释上要从宽来从严？一八零条都要件对不对？从宽解释还是从严解释？ 要重换重演重换重演重演为什么？因为是例外。呃，答题没有不理由来， <laughs> 理由不充分。你觉得重换重演重演，就重换重演。重演重换重换重演，应该重换重演。你觉得为什么要重演？ 哎，这同学讲到重点，应该从严解释。他说，法律如果不保护人民的话，那人民怎么办？那人民就找黑道啊，我怎么办？法律都不保护我，你就逼，就把我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那你就叫我要寻法律外的途径来解决嘛。所以一八零条第四款没有说，一八零第四款是说法律拒绝去保护你啊，原因是因为当时你的几步是因为基于不法的原因来起步嘛，对不对？那法律说当时你几步是基于不法原因来起步，所以法律现在进这种不去保护你去请求返还。 如果说这个概念范围非常的广的话，那怎么办？那你不就逼死的要请求返还，要透过法律外的途径来解决吗？所以一八零条第四款在要件的解释上应该从严解释，应该从严解释，就是法律不能够轻易的说我不保护你了，好吧？所以我们来看一八零条这个构成要件，第一个，几步，它是有意识基于一定目的的争议他人财产所以这个一八零条一定是几步类型的不当得利，哦，它一定是几步类型。第二。 必须限于是终局几步的情形。这边意思是说，需要几步人的几步已经达到使受领人终局保有他给予财产或利益的最终阶段者为限才算。那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乙当时对甲的几步必须已经达到最终、最终、最终的阶段。换言之，如果乙是直接给现金，当然到最终阶段了嘛。如果乙当时是开一张一百万的支票给甲，在还没有兑现以前，到最终阶段了没？ 还没有啊，因为支票到后来是要兑现，兑现之后才进入到拿到现金之后才叫做到最终阶段。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乙是支付一张哦，开一张支票一百万的支票给甲，在甲还没有去兑现之前，乙能不能对甲基于不当得利把支票要回来？可以，可以哦，代表这个时候没有一八零第四款的适用，好吗？所以学说对这边把什么把这个几步限于是到最终最终阶段的终局几步。 是在从宽还是从严解释一般的第四款？从严解释嘛，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几步指的是要到最终阶段才不能请求返还。如果还没有到最终阶段，比如说只开支票的话，还是可以什么？还是可以主张一八零。哎，这个主张一七九条来请求返还，对吗？从严解释，再因为不法原因的几步，再来对不法原因有所认识，好吧？那它的法律效果就是不能够什么？不能够请求返还，好吗？我们看下面五十六年这个判例。 这判例说，为行使基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有主张自己不法的情势。你看这看哦，刚刚我们讲的是不当得利，对不对？主张行使不当得利要主张自己不法的情势。下面这个判例是要行使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八四的。那他也要主张自己不法的情势，这概念是相同，对不对？你看，例如哦，例如你用金钱力量使考试院举行的考试发生不正确的结果。 结果而受到他人诈欺的情形，等于是你要什么？你找枪手了，好吧？找枪手去，结果呢？结果你的钱被坑了，啊，就是你想要找枪手帮你去考试，结果这个被人家什么？被讲黑吃黑的啊，可是黑吃黑啊，就你想要花钱找枪手帮你去考，结果钱交了之后，枪手没帮你考了，然后被骗了，被骗了。这时候呢？这时候你说？ 是其为此不法的目的所支出的金钱，则应适用民法一百零第四款前段的规定，认为不能请求赔偿。这意思是什么？就假设说我我考试，我要考律师，我要找枪手，对不对？我钱已经付了，结果他没去考，没去考之后我能不能都要走不他得利？你看到？假设考生，这个乙是枪手，枪手枪手集团啊。那甲现在拜托乙去帮他考试，付钱。 求你，当事人间成立什么契约关系？委任，这大然不会是承揽如果承揽不得了，要考到上才付钱哦， <laughs> 要完成一定工作才可以付钱。然后考到上我才付钱，当然没有了。大家就尽力的考就好，委任就是要尽力的考，因为你有拿钱，所以要尽到善良观念的注意义务，对吧？一个理性、谨慎而小心的第三人，就好去考试啊。考不上也没办法，好吧？啊，考不上还是可以要钱啊。那委任就是这样，承揽就是一定要考上，考上为止。 我是雇佣呢，就要怎么考？如果指示你怎么考，对吧？这题要写 A 啊，就给我写 A，不能写 B。啊，叫做雇佣，懂吗？雇佣委任承揽这三个劳务就很有趣了，啊，很有趣。就委任契约就是你只要啊依照契约好好去做就好，懂吗？做好做不好是一回事，还是可以要钱。雇佣就是在委任上面，就是说雇佣人对你很凶，因为你到律师事务所，老板好凶。我是受雇律师，对不对？老板好凶，我像什么都骂我，叫我你知道怎么写，懂吗？啊，这时候呢，这个就是雇佣关系，就是受到雇佣人严格的什么？ 指挥监督跟机械一样，啊，大叫做雇佣，啊，雇佣反过来讲就是，状子写不好，月底还是领钱，懂吗？哈，因为这是雇佣。啊，承揽呢，承揽就是说老板也没有办法指挥你啦，懂吗？因为承揽人很厉害，懂吗？啊，承揽人厉害是什么呢？就是要工作完成才可以拿钱，承揽。我们到再各会来讲，很好玩。好，这是假设说委任，啊，假委任你帮他去考试，委任会有报酬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甲也付了报酬。 报酬，好，这时候呢，甲乙间的委任契约大概是无效哦，因为这个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契约。对，这个就是委任事务的内容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好，所以无效。但是这个金钱的几步，我们说金钱几步，物权行为是中性的，对吧？就金钱几步代表只是那个金钱所有权的移转，它不涉及价值哦，不涉及伦理上的什么伦理上评价的结果。所以伦理会去评价的是评价这个什么负担行为要负担什么义务，这个义务的内容假设是法律规禁止的行为的话，那这个负担行为会无效。 物权行为只涉及金钱所有权的移转啊，它没有什么，除非是法律禁止你移转这个钱，哦，否则呢，金钱移转会有效。所以等于是甲就付了钱给乙，哦，去八九就要考试，就乙呢睡过头或怎样没有考，没有考之后，甲就说什么，反正你也没有办法去考，我就对你主张不当得利，把什么把这钱要回来。那假设说要主张不当得利，要主张什么？主张什么？主张说当时我为什么会不当得利？因为我们两者间的。 当时给付给你的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委任契约。大家都问说，那你委任契约为什么会无效？说啊，因为是枪手契约，对吧？就大家说，哎，对啊，你基于委任契约不是付了报酬吗？那为什么可以跟要钱人家讲就说啊，因为委任契约无效了？大家说，啊为什么委任契约会无效？哦，因为是枪手契约，要主张自己的不法，对吧？所以这时候呢，一七九条虽然要件会该当，但是同时会有一八零条第四款的情形。 对不对？好，就实物上发生的状况是，假设都很聪明，我虽然虽然没有没有信心，没有自己去考，但是法律也是有念。他说：“那我主张一八四第一项后段好了，故意侵权行为，啊，因为你骗我，啊，骗我怎样，我就主张侵权行为要什么？要对你主张损害赔偿，懂吧？那这时候问题在一八零条第四款所针对的对象是什么？不当得利嘛。这时候假设你主张侵权行为，是不是可以规避掉一八零第四款的适用呢？” 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啊，那显然这个判例的意思是什么？是《一八零条》第四款这种禁止主张自己不法、不不竭尽手的抗辩的原则，已经是个一般性的法律概念了，一般性的法律原则。所以，不只是不当得利不能主张，侵权行为在主张上，假设有主张自己不法、不竭尽手的情形的时候，一样什么？侵权行为的双倍请求也要予以排除。那这个判例它的方法论上是用什么？ 那第三行说应该适用民法一八零第四款，前大规定，认为不能请求赔偿。那这边考试不要写适用，要写什么？类推适用。因为一八零第四款是适用在什么？不当得利的请求权。这个判例是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那这应该什么？应该是类推适用一八零第四款，好吗？好，这个是侵权行为。 要去内推试用一八零第四款的机型。 <coughs> 十二点，休息一下，十二点。